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收听通勤冷知识。今天要探讨的主题是瓜类。想必大家小时候都有想过一个问题：有冬瓜，有西瓜，有南瓜，怎么就没有北瓜呢？那就让我来说说各瓜的历史吧。第一个，西瓜。中国是史上最大的西瓜产地，但西瓜并非源自中国。西瓜的原生地在非洲，它原是葫芦科的野生植物，后来经由人类培养成食用西瓜。 在大约四五世纪时，由西域传入中国，所以称之为西瓜。据明代科学家许光启的《农政全书》记载，西瓜种出西域，故之名。第二个南瓜，李时珍的《本草纲目》有记载，南瓜种出南方，取名南瓜是因为来自南方。 那为什么是来自南方呢？其实南瓜是属于外来的作物，原产地是在中美洲一带。而在地理大发现之后呢，经由商船传入中国东南沿海。在明清时期啊，天朝位居北方，故称其为南瓜。第三个冬瓜，我猜在开头就会有人想：此冬非彼冬吧？但是其实啊，冬瓜在夏天产，在夏天吃，为何冬瓜不叫夏瓜，偏偏要叫冬瓜呢？ 其实啊，这有两种说法。第一种说法是，冬瓜成熟的时候呢，在瓜皮的表面有一层白粉状的东西，看起来就像寒冬里的白白的雪霜，因此称之为冬瓜。有些地方它也称之为白瓜。而有另外一种说法呢，是冬瓜皮厚耐储藏，可以从夏天一直吃到冬天，那就叫它冬瓜吧。第四种北瓜，其实真的是有北瓜的存在。北瓜在台湾相当罕见。 其外观类似西瓜，但地头有点像是南瓜。北瓜因食用价值不高，功能较偏观赏使用，因此啊，农民并不愿意大量的种植。按照往例来个冷笑话吧。有个工程师某天在下班前接到老婆的电话，老婆说：“下班顺便带一个包子回家，如果看到卖西瓜的就买一个。”晚上的时候啊，工程师回到家，老婆就问：“哎，你怎么只有买一个包子啊？”工程师就答了。 因为看到卖西瓜的，那今天节目就到这边，那希望我的频道都可以来的点个赞，拜。